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希特勒呀，把自己的这个棺材本儿都掏出来了啊，凑了这个二十个师的部队，从阿登地区呢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战。战役开打没几天，作为进攻主力的党卫军部队就陷入了混乱，停止了前进。但是前期渗透到美军后方的特别行动队倒是发挥了作用。 他们这点人呢，虽然造不成什么实际损失，但是别忘了，恐惧和流言往往比刀枪剑戟更可怕。美国大兵是人人自危，生怕自己人中间谁是奸细，于是呢，这个美国人就派出宪兵到处设卡，别管是谁，啊，甭管是谁打这儿过，都得盘问一番，问的呢都是一些。 只有地地道道的这个美国人才知道的东西啊，比如哪个州的首府是哪儿，是吧？经典棒球比赛的比分，甚至呢，米老鼠的女朋友是谁啊？好多美国兵都答不出来啊！你比如像你要遇上像我这样的，是吧？对这个什么娱乐八卦一点都不关心的啊！你问我最近谁跟谁离婚了？你觉得地球人都应该知道，我不知道，那怎么办？也被误抓了起来。 是吧？有一次连布莱德雷将军都没能幸免，他开车去司令部，短短几公里的路上被拦下来三次，是吧？布莱德雷连过两关，结果第三关的问题是一个美国女明星的二婚老公是谁？啊，这玩意儿美国人也真真够八卦的哈！布莱德雷就栽了。你想，他一个将军，他哪懂这玩意儿啊？是吧？ 被拘留了好久之后才得以通过嘛，布莱德雷，你说你穿着什么四星上将制服没用，谁知道你是真的假的啊？艾森豪威尔比他更惨啊，因为有一个被俘的德国兵交代，他们的目标之一是暗杀艾森豪威尔，所以呢，他被禁止离开指挥部，还在身边呢增加了大量的警卫，这些措施这么一搞，这帮德国特种兵算是混到头了。 本来呢，他们就是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英语水平呢凑凑合合，是吧？连四级都没过，稍加盘问呢就露馅了。而且因为这帮人没有按照日内瓦公约穿军服，所以很多人被抓住之后直接就被枪毙了。只有斯科尔策尼还有一小部分人逃了回去。他本来呢还有个后续计划啊，打算呢用一些缴获的美军坦克进行突袭，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启发。 但是呢，准备实在太仓促，能用的坦克又太少，啊，只好拿德军的豹式坦克加几块铁板，喷个绿色，再加个白五星，假装成 M 十坦克歼击车。但是这个伪装啊，实在太拙劣，连德国人自己都看不过去，这一眼就能瞅得出来是豹式啊，所以干脆呢，就取消了行动。希特勒还勉强拼凑了一个散兵营，空降到这个美军后方，准备帮着党卫军开道。 这帮散兵是这次战役里最倒霉的人啊！出发当天，大家都集合好了，发现卡车没来，去不了机场，只好推迟一天行动。第二天，好不容易起飞，天上乌云密布，大雪纷飞，只有三百多人呢，跳到了预定地点，根本没法执行任务。指挥官海德中校只好带着大家打游击。几天之后，弹药补给用尽，还是没有等来党卫军的部队接应。 散兵们被迫徒步往德国撤，没走几步就落入了美军包围，全部就做了俘虏。在这个党卫军南边，啊本来应该担任掩护任务的曼陀菲尔将军进展顺利的多，虽然没能打下巴斯通，但是经过苦战攻克了重镇圣维特，前锋部队在十二月二十四号前进到了离马斯河只有六公里的小村子塞勒斯，把美国人的防线从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艾森豪威尔让蒙哥马利暂时指挥大口子北边的美军，结果呢？这位蒙蒂以极其傲慢的姿态对美军发号施令，连他的部下都看不下去了啊！后来这个回忆说，蒙哥马利来到霍奇斯的司令部，脸上的表情就像基督来净化圣殿一样。比态度更糟糕的是，他这个磨磨蹭蹭的毛病，一直拖到一月三号，英军才开始发动反攻。 蒙哥马利还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宣称自己进攻非常顺利。虽然也提到了美军的英勇顽强，但是依然引起美国将领们的强烈反感。布莱德雷和巴顿甚至以辞职威胁艾森豪威尔，要求撤掉蒙哥马利。他们之间的裂痕呐，直到战争结束也没能够弥补。 正在这个曼陀菲尔准备强渡马斯河的时候，天公不作美，连日阴霾散去，天空万里无云，这就成了盟军飞机的天下。其实，直到这个时候，德军的损失还是比较小的。不过，曼陀菲尔明白，自己手里这点人马已经掀不起大风浪了。就算成功渡河，又能咋地？安特卫普只是可望不可及的遥远目标。这次进攻其实已经失败了。 还不如啊，趁早见好就收。所以他就建议希特勒停止行动，允许他们撤回齐格飞防线。当然，这是不可能被批准的了。平安夜刚过，巴顿将军的先头部队第二装甲师就拍马杀到，正好呢遭遇了德军第二装甲师，两支番号一样的部队展开血战。一天打完，还是美国人的第二装甲师更牛一些，消灭了德军几乎所有的坦克。 之后，他们就被这些德国同行称之为“活动地狱”。又过了一天，美军第四装甲师也杀开一条血路，打破了巴斯通的包围。同一天，美军在英国装甲部队的支援下夺回了塞勒斯村这儿呢也就成了德国人在阿登反击战前进最远的地方。 十二月三十一号夜里，巴顿将军命令给德国人送去点新年问候，集中所有大炮，来了俩小时的跨年炮击。转过年来，一月一号，德国空军突然回光返照，出动一千架次飞机，给盟军在法国、比利时境内的几个机场来了次突然袭击，炸毁了几百架，当然了，自身损失也不小啊，其中还有不少是被自己人高射炮误伤的。希特勒命令投入德军最后的预备部队。 连党卫军头子希姆莱都亲自上阵，指挥一个党卫军集团军进攻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驻守在这边的美国第七集团军已经把大部分兵力和装备送去支援阿登地区了。留守的部队呢，陷入三面包围，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党卫军装甲部队一度打到了斯特拉斯堡南面，不过呢，在盟军绝对的空中优势之下，坦克在白天完全无法行动，只能在夜里分成小股出击。 这样的进攻也就是强弩之末。到了四五年的一月七号，希特勒终于同意了曼托菲尔的撤退请求，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巴顿进展神速，很多部队都面临被包围的命运。到了一月十二号，斯大林响应丘吉尔的号召，提前发起了强渡维斯瓦河的战役，希特勒只好把几个师的部队调到了东线，巴顿的进军速度就更快了。 没几天，解放了圣维特，曼托菲尔手下大量人马全都当了俘虏。迪特利希的党卫军进攻毫无建树，逃跑倒是挺在行，抛弃了这个所有的坦克，腿儿的跑了回去。几天之后，希姆莱也停止了进攻。一月二十八号，德军全部被赶回到了进攻发起前的位置。阿登反击战狼狈收场。阿登反击战也被称为突出部之战，是德国人在西线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前后一共投入二十七万多人，最终的伤亡将近十万，坦克空军损失殆尽。美军这边呢，阵亡一万九，受伤被俘七万，损失七百多辆坦克，这也成了美军在整个二战损失最大的战役。相比之下，英国人的表现实在是不咋地。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大量英军在后方无所事事，只有皇家空军发挥了不少作用。 战后，蒙哥马利还为此进行了不少辩解，不过呢，大都显得非常苍白。丘吉尔倒是比较大度，在回忆录里说，这一仗是美国人永垂不朽的胜利。阿登反击战确实打了盟军一个措手不及，给得意忘形的美国大兵好好上了一课。不过，这点损失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毛毛雨了，可是德国人就承受不起了。一顿折腾下来，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兵力又被白白消耗了不少。 等于是把该用来固守本土的部队给送到盟军嘴里了，苦心经营的齐格飞防线面临无人可守的尴尬境地，所以阿登反击战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呢，咱说实话啊，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啊，打这么一仗也无可厚非，因为时至今日，想通过政治手段来结束战争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真要是宣布无条件投降。 别人谁都有活路，唯有他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从军事角度来说，这时候他就算再怎么听将军们的专业意见，也是不可能打赢了。所以，与其一步步被打败，还不如拼死一搏，反正都是打败，多少能听个响儿。阿登反击战呢，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给后来众多文艺作品提供了素材。 九十年代，中国引进了一部美国影片《坦克大决战》啊，估计好多人都看过啊。其实这个翻译啊不怎么准确，是吧？电影的原名呢就是《突出部之战》。里面除了奥斯卡影帝亨利·方达以外，罗伯特·肖扮演的德军装甲旅旅长海斯勒上校也非常出彩。片子里呢，我印象最深的情节是一群德国兵给上校唱了一段军歌，啊，把他也给感动了。 这首歌呢，其实真的就是二战时期德国的这个装甲兵军歌啊，非常雄壮，非常好听。里边的歌词翻译过来也挺有意思啊，比如说这个最后一段是这么唱的啊：说如果命运女神把我们抛弃，如果我们不能再回到故乡，如果子弹射向我们，把我们的命运终结，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啊。所以你看这个。 外国的这个这个这个军歌啊，挺有意思的啊。像咱们中国的军歌，一般都是威武雄壮啊，就是鼓舞人，就是胜利啊，向前向前向前啊！我们队伍向太阳，我们战无不胜，是吧？外国好多军歌都唱的是那种。 就好像失败呀、死亡啊，对吧？其实这有的时候更是一种达观啊，更是一种达观。就我不惧死亡，我不怕死亡，对吧？这个哪有常胜将军呢？打败仗很正常，对吧？但是呢，我明知道是死，我也愿意去为国尽忠啊。实际上这更好，更有意思。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就把这首歌呢附在这里，给大家听听。当然了，咱这可绝不是为了纳粹招魂啊，纯粹呢就是欣赏一下。 Ob stürmt oder steigt, und die Sonne uns lacht, der Tag 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